六月二十二号，进攻当天，立陶宛发生了反苏起义，三万立陶宛人加入起义，并且隔天就发布了独立宣言。随着德军攻势的进展，起义蔓延到了爱沙尼亚、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啊，那儿的老百姓啊，大批的出来迎接这个德军，把他们当做解放者，这都有真实的这个历史记录啊。 古德里安就回忆说，有个老太太把我们的这个吉普车拦住，送上面包、牛奶，非得等我们吃完才能放我们走。乌克兰是苏联重要产粮区，俗称“面包篮子”。近几年，这个中乌经济合作除了军事之外，最大的项目就是粮食大宗采购。世界上产量。 最丰富的三大黑土地，最大的就是乌克兰平原，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啊，然后是密西西比啊，然后是咱东北的苏辽平原。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苏联在农业合作化行为当中的作用，就能理解乌克兰对纳粹的感情。整个这个乌克兰饿死了将近一千万人，是吧？整个这个苏联大饥荒啊，这个这个乌克兰饿死了这么多人，所以乌克兰专门有这个大饥荒节嘛，现在啊恨死苏联人。纳粹党的核心理论家啊，也是这个。 比希特勒资格都老的纳粹党员，出生于波罗的海地区的罗森堡，早在开战之初就预料到了这种形势。他向希特勒进言说：“我们应该信任苏联这些加盟共和国的民众，给他们一定的自治权。你甚至不用花一分钱养着他们。每个加盟共和国应该区别对待，比如说乌克兰应该是与德国联盟的独立国家，成为咱们的产粮区。” 其实不用对他们多好，只要比斯大林好一点就行。斯大林控制下，乌克兰的产量虽然大，但是粮食被严格管控，大部分呢用来补给工业部门，所以很难想象在乌克兰这样的地方都会饿死人。但是当时苏联这种事儿就真实的发生了。假如这个希特勒听了罗森堡的建议。 他就真成解放者，了。但是问题是呢，希特勒是个种族主义者，歧视斯拉夫人，略等人，毛比我们还长，不愿平等的对待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他有斯拉夫血统的这个摩拉维亚祖先泉下有知会怎么想，那小逼崽子，你说，所以这方面他倾向于支持希姆莱，种族清洗，枪毙所有犹太人。 被俘的苏军政委啊，要压榨这个当地的苏联的这个民族。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令。四一年六月六号，由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德国的指挥体系啊是这样：最高层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下辖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由于这个海空军专业性很强啊，希特勒学历比较低，考美术学院没考上，那所以他看不懂。一般呢。 希特勒直接接过最高统帅部指挥陆军，刻意绕过国防军陆军司令部，因为这个国防军陆军司令部的军官都是带冯的普鲁士贵族啊，像布劳希奇这样的老派贵族军官不听希特勒的，所以希特勒就直接越级指挥，不搭理安的啊，直接指挥。特逗的是呢，苏德战争期间，陆军总司令部负责指挥西线陆军。 西线在四四年盟军诺曼底登陆之前啥事儿没有，你说你指挥个毛线？指挥军官怎么娱乐？随军家属的生活问题，政治思想工作，整个一居委会的作用。那么这个政治委员令毫无疑问是希特勒自己的作品。希特勒要求，凡是德军逮到苏军有政委头衔的人，一律从肉体上消灭。 但是这道命令呢，除了党卫军无条件执行之外呢，国防军几乎是这个呃置若罔闻啊。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说呢，好像说这个命令我们根本就没收到过，应该是到中央集团军群就被拦下了。那很难想象陆军总司令部没有拦截这令人遗憾的命令。 因为陆军总司令部等于是被希特勒给架空了嘛，那所以这个命令的废止可以使很多英勇而无辜的军人免受痛苦的折磨，德军的名声可以免遭玷污。我不管苏联人有没有加入日内瓦公约，德国军人必须遵守这些国际法和基督教教育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战争本身已经给敌国百姓造成的负担够沉重的了，对于战争爆发。 俄国人民同我国人民是一样无辜的。这些话呀，你甭管古德里安说的是不是真心啊，但是呢，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德国国防军的军纪还是很好的啊。基本上烧杀抢掠的活啊，都是党卫军干的，而且呢，还很多都是党卫军里边的外国人，就是党卫军里真正的德国人也没多少，净是他招的那仆从国的那外国人干的。 就按咱们的话讲，就是汉奸干的啊，不是日本鬼子干的。而且这些有正义感的这个德国军官，从人品上啊，以及表现出来的这些个这个骑士精神，还是很值得敬佩的。所以战后纽伦堡审判，德国国防军只有威廉·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大将被执行了死刑啊。约德尔后来还被平反了，凯特尔那确实是希特勒的忠实走狗啊，希特勒也特别喜欢他。 希特勒说：“凯特尔的脑子只相当于电影院售票的，但是为什么要用他当国防军参谋长？听话，他是这个国防军司令部的执行长官。就因为实际上是希特勒负责嘛，他就是负责传传递消息的。其实咱们现在可以分析一下啊，苏德战争打响的时候，苏军虽然毫无防备，但是毕竟在自己的边境线，军队数量、装备呢还占一定的优势。那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 主要是人的问题，大批有作战经验的苏联军官在大清洗期间被杀害了。那你要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要活着是吧？哪能有这事儿啊？那换成一帮只有政治经验却毫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比马谡还不靠谱是吧？所以斯大林天天接到急报：，哇，王平、马谡失守街亭啊！再看，司马大军离西城还有四十里，全都是这个是吧？太不靠谱了，都是这个。 久经沙场、酒囊饭袋啊！这个苏军内部充斥着大量年轻而训练贫乏的将士。一九四一年，红军军官当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任职不到一年。红军集团军指挥官平均年龄比德军师指挥官小一轮啊，小一轮啊！领导干部年轻一化年轻是真年轻，扔个手榴弹没问题，拼刺刀没问题，跑得快，但是。 指挥经验十分欠缺，在战场上也往往缺乏积极行动的意愿，而且呢，很大一部分人根本就没有能力胜任他的这个职位啊。最有名的就是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完全按照当年这个苏联一厢情愿搞的演习去打啊，最后西方面军全军覆没，基本上啊，后来重组再战。 所以这个巴甫洛夫大将被招到莫斯科判处死刑，就是招到莫斯科当天晚上啊，和这个方面军这个参谋长啊，什么政治部主任啊，这帮人就全全全被枪毙了。所以为为什么说他那个空军司令自杀的是时候呢？啊，还为组织省点油钱是吧？要不然都拉到莫斯科被处死是吧？哎，临终的时候巴甫洛夫还感叹啊，哎呀，谁想到冯·包克跟朱可夫想的一样。 是吧？你怎么不按照我们苏联制定的台本走啊？是吧？这个我们演习过了，你没按照我们这来啊？不是我不行啊！司马懿太狡猾了，是吧？谁想到会这么干？完全没有这个作战指挥经验，那你这玩意儿不就扯臊吗？另外就是苏联的部署啊太分散了，苏军的部署啊，部队之间无法互相联系，也缺乏运输工具，把有效的这个战力集合起来。虽然红军。 有非常多的先进的火炮，但是没有配备弹药，而且火炮没有运输工具，无法迅速部署。坦克部队数量庞大，装备良好，极其缺乏作战经验和后勤支援，维修保养水平非常差，尤其是没有无线电，相互联络基本上是靠旗语。到战场上，坦克一开。 喷着黑烟，战场上蔽天盖日。我操！一哥们儿光把那个盖打出来，拿着旗子，还还还还这谁看得见？这是吧？而且那那时候坦克也没有潜望镜，他就是在这个驾驶舱裂一个缝基本上就靠着眼睛盯着这个缝上往外看。那哪看得见的旗子？所有的车长都把盖露出来，探出脑袋来。一会儿这些车长就全被击毙了啊！所以你想，他没法指挥战斗，大量坦克被草率的送上战场。 只要数量够就完了，但是燃油、弹药、人员补给极其混乱啊！一次作战之后，这些坦克就毁坏或者报销了，损管能力是几乎为零，对吧？你像德国坦克，你被击毁了，马上人拉到后方维修，还能再战。苏联坦克履带掉了一截就扔这没人管了，那就德国人就缴获了，几乎是完好的，人德国人一维修。 涂上纳粹的符号，人又来了，打你来了。所以战前苏联的宣传机器总是说红军巨牛逼、巨强大，任何针对苏联的侵略都会被轻易击退。到了秋天，宣传基调就完了，红军弱了，战争准备时间不够，德国的突击性啊太强了。由于斯大林对红军实力的迷信，苏联决定避免挑衅希特勒。这一失误造成的后果是。 苏联的边境部队甚至在遭受攻击的时候，也必须先向高层请求，才被准许反击。当时边防部队都没有进行战时动员，很多都是三级战备状态，枪弹分离。遭到攻击之后，前线部队用明码发电报给莫斯科总部：“我们遭到德军攻击，这不是演习。”莫斯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脑子进水了吧？啊，保密条例知道不知道？怎么学的？” 是吧？这种事儿还敢用明码？赶紧用密码再发一遍，是吧？赶紧你们开会讨论一下，用密码再发一遍。实际上，这个1941年6月之前，苏联人什么都看见了，也什么都研究了。40年法国战役的结果引起苏联人极大震撼。世界规模排名第二的法国陆军，不到六个礼拜就被德军彻底击败。苏联人对此进行了分析。 认为法国的崩溃是过度依赖战线而缺乏装甲部队支援造成的。苏联决定不再重蹈覆辙，取消战壕防守战术，把步兵部队集中为大规模机动部队。步兵部队放弃战壕，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机动性不强，又没有坦克支援，还没有战壕，是吧？你想，这苏联步兵根本就无法在战场上灵活调度。 而且防线本身部署就有很大的漏洞，几乎崭新的、尚未完工的莫洛托夫防线，这个部队沿着这条防线一线部署没有梯次，一损俱损。所有的坦克被集中到了三十一个庞大的机械化军里，步兵一辆坦克都没有。法国是把坦克以连、排为单位集中到步兵师里，苏联来了一个完全的矫枉过正。 步兵一辆坦克都没有，坦克全在机械化军里。宣称这样一来，每个军都比德军的装甲军大，是看着挺大，计划挺好。但是战争爆发前，很少有哪个军达到这种规模，而且又是一个无头巨人，没有用。再者说，兵种之间一定要讲配合、讲协同，他那么做不对，你这么做更不对。 德国一个装甲师下边一个坦克旅，一个摩托化步兵旅，对吧？你得坦克跟步兵配合，您这可倒好，坦克是坦克，步兵是步兵，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是吧？你不通知我，我不通知你，我想通知我没无线电，是吧所以坦克冲上去，人家反坦克炮跟打靶的烫烫烫的全脆了，甚至集束手榴弹都能把你炸了。然后等着步兵哟，坦克都被干掉了，该我们步兵上了，你这不就送死去吗？人家机关枪咚咚咚咚一扫。 是吧？就是那个德国那机关枪非常厉害，MG 三四或者叫 MG 四二，是吧？就是割裂油布式声音，哒哒哒哒哒哒一扫好全完蛋，是吧？所以你这个战术就太 low 逼了，这种战术，你兵种之间没有配合，所以这个仗打到这个份儿上，苏联红军所有的这个毛病啊都已经看出来了。 而且呢，这个苏联红军啊，又是一个无头的巨人。你想，这样的一支军队在战场上能有什么用呢？